HSK 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、以考促学、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，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。本书是第四级上练习册，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部分。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。 录制、出版、发行《HSK 标准教程四上练习册》。